假身份，这才是叶修一直躲躲藏藏的原因吗？由于叶修说是这原因的时候一点也不严肃，弄得陈果也不敢确信。要说认识叶修之前，如果说叶秋大神为了专注于比赛，所以不接受采访、不接广告什么的，陈果是会相信的。可是现在熟悉了，陈果总觉得叶修是很专注于荣耀不假。 但也没专注到这近乎迂腐的地步。从前前后后这么多的了解来看，陈果觉得叶修躲藏的态度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，像是最初因为是离家出走，不想被家中发现领回，冒名顶替需要低调也是说得通的理由。再加上这家伙大概也正好懒得应付这些事，所以才造就了这么一个神秘的大神。 而现在，家庭问题不像当初那么尖锐，身份问题这一次得到了解决。三大原因都有两个不存在了，叶修顺水推舟，也就不太在意这些事，也是合情合理的。陈果一边胡思乱想着，一边走到了他们星星的训练区，结果就见他们这边可是一点都不冷清。 兴欣的队员，甚至包括莫凡，起的都比他要早，全都已经在电脑前忙碌起来了。你怎么也不叫我一声啊？看到大家如此的积极性，陈果很是惭愧，略有些埋怨的对唐柔说着：“我也没想着，居然大家都起来了呀。”唐柔说：“难道这只是巧合？”“确实是。” 我来的时候，叶修、老魏他们就已经在了。都在做什么呀？陈果看了一圈，大多数人都在自己坐着练习，只有叶修、魏琛、孙哲平三个人围坐在一台电脑前，三人都是双手抱着胸前，神情冷峻着观看着屏幕。屏幕上是一场荣耀比赛的录像，陈果走近看了一会儿后，也瞧出来了。 是诛仙战队的比赛，线下赛都打了一个多月了，留在最后的队伍，双方队员混了个脸熟不说，各自战队的角色也认了个七七八八了。屏幕上正放的是诛仙战队在小组里的一场比赛。陈国跟着看了会儿，没看出什么名堂。诛仙战队虽挂职业战队之名，但一直表现得比较平庸。 在接下来的对决中，甚至看好星星的人要更多一些。淘汰了无极，有十比零完胜的玄奇，已经没有人怀疑星星的真材实料。只是击败家世，相信这一点的人依然少之又少。不过，如果是诛仙战队的话，在大多人眼中还不如无极和玄奇，对上星星恐怕只会输得更惨吧。 不过看到三位大神如此严肃地观摩着诛仙战队的比赛，陈果感觉可能会有什么文章，于是也不敢贸然发作高见，跟着又看了一会儿。这场比赛结束，最终诛仙战队拿下了团队赛的胜利。怎么样？叶修接着就开口了：“你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。”孙哲平点头：“嗯，怎么啦？” 陈果终于忍不住插话问了一句：“哦，我们在研究诛仙战队。”叶修回头看到是陈果，解释了一句：“诛仙有什么问题？”陈果问：“诛仙的表现一直挺一般的，但能一直保持这种一般，这也是一种可怕的稳定性。”叶修说：“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他们游刃有余，有能力以更加效率的方式拿下比赛。” 但他们却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。叶修说：“那是为什么？”“不清楚，或许是有意示弱，也可能是刻意进行节奏控制方面的练习。总之就是说，这其实不是诛仙战队的真正实力。目测还只是推测，暂时来说，我们三个都认同这种可能性。”叶修一边说着，一边拉出来 QQ。 点开好友名单里的一个头像，QQ 抖动了一下，然后发了一排“喂喂喂”，然后就见 QQ 窗口上一直在提示对方在输入，但半天没见消息回来。叶修等得不耐烦，又敲上一句：“你不至于吧？打字都那么慢。”陈国这时凑近看了一眼，顿时肝儿都颤了一下。那聊天窗上对方的名字赫然写的是。 于文州、叶修和这位蓝雨战队队长在搞什么名堂呢？陈果正纳闷就见那边已经回了消息。节奏应该刻意有压吧？不过，我不觉得是为了伪装实力才打成这样，应该是为了更加稳妥，所以打的比较有耐心，比较慢。操作方面看起来有一种生疏感，像是拿着新角色在适应似的。果然。 个人看法，宇文州表示：“行，我知道了，辛苦你了。你要是困，就再去接着睡吧。”叶修随后就已经关掉了聊天窗，看向魏琛和孙哲平。看法和我们差不多，看来确实是这样了。陈果这时已经搞清楚状况，在一旁目瞪口呆半天了。 这帮家伙自己研究不说，还把蓝雨的余文州也拉扯上，让这位同是联盟最顶尖的大师也帮着给分析了分析。这这这太犯规了吧！陈果说。犯规？叶修回头看了陈果一眼，犯哪条规了？这这这，规则上当然没有这样的条款。 但这样的做法让陈果有一种以大欺小的感觉。诛仙的人要是知道了，估计会委屈的哭出来吧。结果那仨却还没完呢。要不要再找张新杰看看？魏琛说：“他，哼，准时起床、洗漱、吃早餐、健身，每天的训练一秒误差都不带走的。等他抽出手来，不定什么时候了，还是别指望了。” 不是号称四大战术大师吗？还有一个呢？孙哲平说：“肖时钦。”叶修问：“好像是这名？”孙哲平点头。哎，你多关心关心后辈行不行？名字都记不住啊！叶修鄙视：“嗯，嗯是什么意思？别废话了，找他看看。你到底搞没搞清楚状况啊？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个队？啊？哪个队？” 家事啊？哦，你熬什么熬？你不看转会新闻的吗？从来不看。这点叶修其实是知道的，眼前这个人确实从来不关心这种东西。对于他而言，管你战队有什么变化，反正都照死里砍就是了。哎，问他恐怕不太方便。嗯，魏琛点了点头。 没准那家伙会故意往歧路上分析来迷惑我们。魏琛从没下线的角度来揣摩肖时钦的可能性。对，孙哲平点了点头，有这种可能。他们这些玩战术的心都脏。是的，是的，特别没下线。魏琛连忙表示赞同。很显然，孙哲平所说的他们要包括叶修，四大战术大师之一嘛。 哼， <laughs> 叶修干笑了一声，还不以为耻。魏琛摇头叹息，反以为荣。孙哲平也叹息，看着叶修，像是看着什么无可救药的东西似的。哼， <laughs> 两个手下败将，诛仙战队看来不好对付啊。魏琛果然把话题换掉了，切换之生硬，尽显没下线的本色。 嗯，照我们的分析来看，诛仙战队在打法上可能没什么隐藏，他们真正隐藏的是他们的角色实力。叶修当然也不会在废话上扯个没完，顺势也就说起正事来了。目前诛仙战队的角色实力其实已经不算弱了。魏琛翻看着手中的资料，那上面是诛仙战队目前可搜集到的详尽资料，是常先整理后交给他们的。 七十五级到迄今开了已经五个月有余，七十五级成装当然不至于还像最初时那么稀有，像诛仙战队这样职业背景的，就算自己打不到，用钱砸也能砸一身出来。成装毕竟是游戏里有暴率产生的东西，所以价格和银装完全没可比性。以职业战队为目标的，如果连买成装的钱都舍不得的话，那还是趁早解散的好。 诛仙战队多年不放弃，在投入上还是相当舍得的。角色七十五级成装全副武装，如果说这样的角色还有隐藏实力的话，那么还能带来显著提升的，可能只有银装了。诛仙战队这么有家底儿啊？魏琛疑惑。不知道啊，叶修也茫然。要不是混到挑战赛里来。 周先战队可能都快被他们这些职业圈的人遗忘了，是不是拿到了什么赞助啊？所以一下子变得有钱起来了。陈果这时冷不丁的插了一句，说的非常有见地，而这来自于他的亲身经历。星星战队因为在线下赛的出色表现，目前就有一些厂商开始找星星洽谈合作了，当然。 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笔正式洽谈下来，因为所有的公司厂家都还要进一步观望，仅是当前的表现不足以让他们长期赞助。可是，如果星星真的可以击败嘉实的话，他们的合作意向就会变得清晰而强烈。眼下诛仙战队看起来好像深藏不露，陈果顿时就想，这队会不会就是得到了这样的支持呢？